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集咱们讲到英国人的肉馅计划骗过了希特勒，那下一步呢就该真正的登陆西西里岛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九号夜里，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和英国第一空降师先行出动，拉开了登陆的序幕。这一天狂风大作，大风啊把空降部队吹的是到处乱飞。 美军一半人没有落到集合地点，英军更惨，超过三分之一的滑翔机直接坠入大海。滑翔机它是没有动力的，是吧？是靠这个运输机牵引啊，到达这个目标上空，一这一摘钩，自己滑着飘着，跟风筝似的啊。然后这个这个去着陆地点，你想那玩意儿哪有谱啊？啊，所以三分之一的就坠海了。三个小时之后，登陆作战开始。 这个海上的天气也很不好，风高浪急。不过呢，这也掩护了登陆部队。负责防守海岸的意大利军队完全没有准备啊！咱天天担心敌人登陆，今天这么大的风浪，那怎么着也能安心睡一觉了吧？哎，结果敌人真就来了。意大利鱼雷艇和潜艇倒是击沉了几艘运输船，不过呢，这个自身损失也不小，是吧？岸上守军的抵抗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远不及盟军自己造成的混乱大。那这次登陆规模太大，是吧？天气又不好，很多登陆艇呢，直接把部队呢送到了错误的地点。登陆以后，谁也找不着谁。七月十一号，美军一百四十四架运输机装满了伞兵部队，到前方去支援。结果这次行动呢，没有通知友军，是吧？恰好呢，又刚刚来了一波德国空军的空袭，结果。 下面的英国皇家海军一顿密集防空火力之后，三十三架运输机被击落，三百多美国大兵命丧盟友之手啊！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混乱。墨索里尼自以为很聪明啊，把主要是西西里本地人组成的部队呢安排在这儿，那意思呢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你们得卖点力气吧？啊！可是跟他想的正好相反，这些意大利军队早就不想打仗了，而且呢越顽强抵抗。 自己的家乡就被破坏的越惨，那还是算了吧。那于是大批意大利守军呈建制投降，德国的格林装甲师倒是趁着美军立足未稳，发动了反击，坦克排成这个密集队形冲到了沙滩上，是吧？美军这边什么重装备都没有，只好呼叫舰炮支援。 是吧？结果没想到这次海军的舰炮啊打的特别准，一顿炮击过去，几辆五十六吨重的虎式重型坦克直接被打回到了零件状态啊！你想，这重巡洋舰二零三炮是吧？打坦克啊，那就真真是是吧？泰山压顶一般，所以德军的反击就这么被击败了。盟军站稳脚跟之后，马上向内陆挺进。 亚历山大将军没有制定一个具体的这个作战计划啊，英美两支部队呢基本上是各打各啊。开始几天呢，大家打的都很顺心，到了第三天，蒙哥马利的英军遭遇到了德军的装甲步兵师，激战好几天呢没有突破啊。于是呢，他要求临时改变计划，让美军调整方向掩护他的侧翼，被巴顿将军呢和第二军军长布雷德雷强烈反对。 但是亚历山大呢，还是强行命令一个美国师掉头去帮蒙哥马利。几天之后，巴顿的主力部队占领了巴勒莫啊，但是蒙哥马利还没有突破德军防线，最后还是靠着巴顿绕了个大圈从另一边进攻，拿下了墨西拿啊。可是四万德军和六万意大利军队趁机渡过海峡，逃回了意大利半岛。至此，西西里登陆战结束。 盟军以总共伤亡两万三千人的代价占领了西西里岛，轴心国一方伤亡两万九被俘十四万啊，这里边主要都是意大利部队，而他们在盟军绝对的海空优势下，居然撤走了十万人和大量物资装备啊，这主要是因为啊，盟军制定的计划太保守了，只从岛的南部两端登陆，然后从陆地进行追击。 如果能够同时在西西里岛东北部，甚至直接在意大利半岛的尖角登陆的话，那岛上所有德意军队的后路都会被切断，战火将会大得多。西西里岛登陆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逼着希特勒在库尔斯克激战正酣之时，把几个师的主力部队调到了意大利，帮了苏联人呢一个大忙。 不过，跟政治意义相比，上面所有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盟军登陆西西里，直接导致轴心国之一的意大利崩溃。随着战争越来越不顺，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国内的威信本来就跌到了谷底，盟军登陆就更让这一点雪上加霜。七月二十四号，就在巴顿占领巴勒莫的第二天。 墨索里尼在大法西斯会议上被众人猛烈抨击，而且呢，大会还通过了对墨索里尼的不信任动议。第二天早上，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尔三世召见墨索里尼，直接就宣布说：“你被解职了啊！”不过别怕啊，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然后呢，就把墨索里尼给软禁起来了。国王这么做其实很简单，现在谁都能看得出来，轴心国跟盟军谁拳头更硬，我得赶紧跟法西斯啊。 划清界限，然后投降，是吧？甚至是加入盟军，这咱不是摇身一变又成了战胜国嘛，是吧？这招儿咱们看着很熟啊！一战意大利就是这么玩了啊！现在抓紧时间呢，也不算晚啊！代替墨索里尼出任意大利首相的是前总参谋长巴格多里奥元帅，他一上任，为了稳住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先宣布意大利将继续与德国盟友并肩作战，同时呢，加紧跟盟军停战谈判。 结果之前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原则，这个时候就显示出副作用来了。根据这个原则，盟军对巴格多里奥的态度非常强硬，没什么可谈的，你只能无条件投降啊！不能因为你们把墨索里尼换了，咱就可以谈条件那那这也太便宜了。无奈之下，九月八号，巴格多里奥宣布停战。盘踞在意大利的德军对此早有准备，立刻就包围了罗马。 国王和元帅一看情况不妙，连夜啊趁汽车就逃出去了，借着盟军的快艇逃到了马耳他。之后宣布意大利退出轴心国，同时向德国宣战。美英苏三国政府发表宣言，承认这个意大利流亡政府是我们一伙的啊！但是国王和元帅他们完全不能控制国内的局势，谁让你们之前一直支持墨索里尼来着？那现在哪能这么快就撇清了？啊！一片混乱之中。 德军成了反应最快的人，迅速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地区，解除了八十万意大利军队的武装。虽然之后这个盟军在意大利还有很多仗要打，甚至是恶战啊，甚至直到德国投降都没有解放意大利全境啊。但是此时意大利在事实上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啊。 老舍先生的名著啊，《四世同堂》里面有一个桥段，那就我小时候看过这个电视剧，那那要比我年轻的就未必看过了。那就是有这个这里边有一个人叫丁约翰，一直帮这个。 呃，日本人做事儿啊，就找到齐家大少爷齐瑞轩，那说你看这日本人多牛逼，多牛逼，多厉害啊！咱们跟这个日本人好，老英老美的没戏啊。这个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日本的东条英机，这都是牛人啊。结果齐瑞轩就说，啊，说您知道德意日三国同盟吧？啊，现在这个意大利已经投降了，把丁约翰说的目瞪口呆。我操，是吗？看来还是老英老美厉害，咱还是回去给英国人干事儿去吧，是吧？可见。 意大利的投降啊，对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来说，震动都是非常大的。呃，西西里岛登陆最大的功臣是美国第七集团军指挥官巴顿中将啊，他在这一战呢，把自己猛冲猛打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 不但超额完成了任务啊，还让这个英军那边的蒙哥马利啊非常难堪啊。不过巴顿很愣，谁管你英国人咋想啊？打仗就是你行你你你上，啊，不行别逼逼，那就靠边站，那别拿什么国籍啊、资历啊这个时候说事是吧？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巴顿自己出事了啊！出什么事呢？啊，巴顿将军这个人呐。 虽然看上去满嘴的脏话，啊，其实这个内心很细腻，啊，他有一大爱好呢，就是在战争的空闲时间去军队医院慰问慰问这个伤兵。八月三号，巴顿来到一个野战医院视察，那看到了一个叫这个，查尔斯库尔的二等兵，没有外伤。 得的是严重的神经功能焦虑啊，就是现在这种病，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在战争当中啊，这个士兵被吓成神经病都有啊。当时医生也知道，就把他收治了，是吧？但是巴顿不懂，他就问这个库尔说：“你哪儿受伤了？” 库尔说：“我没有伤，我就是受不了了。”巴顿一听就火了，拿起自己的手套，啪就扇了库尔一个嘴巴啊，然后拎着他的脖领子啊，把他拖到帐篷外边，是吧？一脚给踢了出去啊，然后回头就跟医生大喊：“啊，说以后不再不许再接受这个婊子养的啊！”他他装病。一周以后，八月十号，是吧？这个巴顿视察另一个野战医院的时候，又看到了一个缩成一团、不断发抖的二等兵啊，叫保罗·伯奈特啊。 他就问你怎么了？ 啊！一看也没伤啊，是吧？不不缺胳膊不断腿不少脑壳的啊！当然少脑壳就不到医院了，是吧？就又就又问啊，你怎么了？啊？博奈特也回答说：“我受不了那些炮击了。”这巴顿就又爆发了啊！啪，又扇了博奈特一大耳贴子啊！然后就说：“你放屁！你就是个胆小鬼！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啊！我不想让这些勇士们啊再看到你这个杂种每天的混球搁这哭鼻子。”骂完了之后，是吧？还没过瘾，那巴顿就把手枪掏出来，那巴顿那装经典的这个打扮嘛，腰。 腰里插着两把是吧？象牙把的这个左轮手枪啊，而且据说他这左轮手枪，他把撞针错短，为了这个随时激发。结果他这枪呢？ 经常走火，甚至他一跺脚都走火，所以没办法，他只好在这个枪膛里装个空弹壳啊，走火的时候，弹壳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掉出来，那你就是别那个什么，那别打着自个儿脚面是吧？他叭就把枪就拔出来，指着伯奈特说：“你丫赶紧给我回前线，要不然我就让行刑队枪毙你，是吧？”说这个，我现在真想我亲自就崩了你，是吧？直到医院的好几个军医过过过来劝。 吧？把巴顿劝到外外头，啊，说将军您您凉快凉快，您您哪凉快哪待会儿去是吧？这意大利的八月挺热的，你看您穿这么多，又是钢盔又是马靴又是夹克的，您您消消气儿是吧？巴顿还不依不饶是吧？跟医生说，是吧？说这个我只要想到医院里有这号人，我就热血沸腾啊！我忍不住就要崩了他。啊！这就是著名的这个打耳光事件。啊，说白了就是不同专业人之间的隔阂造成的。 是吧？巴顿是职业军人，在军队里边士气最重要。一旦有人偷偷摸摸当了逃兵，或者散播恐惧心情，这对部队的战斗力是巨大的损害。所以他对开小差的士兵当然要严惩。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啊，什么事儿得由医生来判断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医生眼里，精神上的疾病也是病。 不能因为没有外伤就下结论啊！这个跟开小差啊完全是两回事是吧？很容易就能检查出来啊！结果赶上巴顿这么个暴脾气，就来了这么一出啊！巴顿在医院里一激动就拔枪啊，可是把这帮军医给吓着了啊！第二天就写了报告，上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啊，就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深知巴顿的脾气，俩人搭伙这个这么多这么多年了，是吧？交不离孟，孟不离交的，不想让这个事儿张扬，直接呢就把这报告啊锁到保险柜里了啊！但是报告呢还是通过这个医疗系统呢就交到了艾森豪威尔的。艾森豪威尔很重视，查明真相之后马上给巴顿写信，严厉批评了巴顿。身为高级将领怎么能这么干呢？你又不是医生，是吧？你个二货，你赶紧道歉，是吧？巴顿也表示悔过啊，赶紧的。 把被他打的那俩兵，就还有一些医生，就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面道歉、握手，然后合影，是吧？我错了，发红包，是吧？反正各各各种各种那个那个各种事儿都干啊。然后呢，给艾森豪威尔写信表示认错。本来这事儿到这儿就算完了，那坏就坏在啊，这个保密工作没做好。那一个这个医院的护士。 把这事儿呢给泄露出去了，媒体立马就开始关注，那美国国内的媒体就大肆跟进报道，是吧？越是有这种负面嘛，媒体越爱炒作嘛，是吧？其中很多都是添油加醋，或者根本就是瞎编出来的，是吧？因为根本这个就谁也没在场嘛，非常荒诞啊！最后连巴顿的老上司一战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都公开的这个谴责巴顿啊，这事儿让巴顿非常受伤啊，至死再也没跟这个潘兴说过话。 这么一闹，艾森豪威尔想保住巴顿的位置就难了，只好解散了第七集团军，啊，让巴顿呢暂时退居幕后，进攻意大利的任务呢交给了克拉克将军指挥的第五集团军。那么，盟军能否如愿解放意大利？希特勒又准备怎么搭救老哥们墨索里尼呢？咱们下集再说。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